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一十七集。叶崇玉心中巨震，脑中思维乱糟糟的，都没有说得出话。林清霄慢慢转身，看到他们，眸光淡漠，又见面了。 叶崇玉本能觉得林青霄说这句话并不是对着他，而是对着他识海中的人。黑衣老者寂静不语。叶崇玉识海内空空荡荡，像是从没有这个人一般。林青霄也不着急，说：“故人见面，你都不出来打声招呼吗？我以为你会很想杀了我。”林青霄显然已经发现了他。 话已至此，黑衣老者再藏着也无济于事。他慢慢现身，说：“无知小儿，你不过是撞了运气罢了。你真以为本座会怕你？”寂静的夜空中，忽然响起另一个人的声音。苏隐月被吓了一跳，本能躲到叶崇玉身边。“啊，表哥，这是谁？”“一个前辈，不要怕。” 叶崇玉拍了拍素隐月的手，抬头说：“林青霄，你赶尽杀绝，到底想做什么？”“我想做什么？自然是匡扶正义，净化六界。”林青霄冷冷看着他们说：“你们两个，一个堕仙叛魔，一个死而复生，都是逆天而行。我自然要为天道肃清孽障。”林青霄来者不善。 叶崇玉和黑衣老者都紧绷起来。黑衣老者想不通，问：“你为何知道本座在此处？本座的破空术无声无形，即便外面有禁制，也不该被追踪到才是。”黑衣老者自言自语，猛地想起一茬：“不好，是他！”经过老者的话，叶崇玉也猛地反应过来。 回头不可置信看向苏隐月，苏隐月被其他人的反应打得措手不及，他连忙摇头自证清白：“我没有，表哥，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，我绝不会和他串通出卖你啊。”叶崇玉也觉得苏隐月不会做这种事儿，云梦涵或许会投靠林清霄但苏隐月绝不会。苏隐月慌忙摆手，不住想证明自己的清白。 我真的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苏隐月说着，猛然想起什么，愕然抬头：“啊，是你！是你在我身上装了追踪的东西！”林清霄对此并不否认，直接颔首：“没错，是我。”苏隐月气得要呕血：“ <laughs> 你，你卑鄙！枉我父亲如此信任你！” 将灵山半数资产都交到你手中，可是你却从一开始就在我体内装了定位之物。原来你从魔界的时候就已经在算计我，你其心可诛。林清霄脸上毫无波澜，依然用那样平静冷清的语气说：“你若是不逃离灵山，这个定位就永远不会激活。是你执迷不悟。”素隐月气的心口痛。 这回是真的心疼，叶崇玉才知道，原来早在林清霄押素隐月回灵山的时候，他就在算计着这一天了。叶崇玉一无所知，他一心想着救素隐月，结果不光暴露了自己的位置，还连累老者也提前曝光。叶崇玉知道自己彻底中计了，他不再挣扎，索性也强硬起来。论心机深沉，我甘拜下风，林清霄 你挖我丹，求我母，伤我父，处处算计。你这种薄情寡义之人，竟然也自称正道，简直是笑话！我叶重玉只要活着一天，就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所以，你该死了。林青霄身前猛地浮起长剑，寒光顿时笼罩叶重玉。叶崇玉，魔神，你们都该死！ 所有拦在他面前会让洛寒和他分开的东西，无论是神还是魔，都该消失。叶崇玉听到林清霄的话，大为吃惊：“什么？什么魔神？哪里有魔神？”叶崇玉还没反应过来，一股黑烟飞快从他识海里窜出。叶崇玉怎么都赶不出来，但是黑烟进出却如入无人之境。 老者之前和叶崇玉说自己身死道消，止于一缕神念，还说自己已经非常虚弱。然而此刻看黑烟的样子，哪有丝毫虚弱之象啊？叶崇玉脑子里嗡嗡的，他发现不光林清霄算计他，连老者也在算计他。这世上到底还有什么是真的呀？林清霄的长剑撞击在黑烟上，发出清脆的金石之声。 黑烟生生接了林青霄一击，颇感吃力，连伪装也无力维持。黑烟伪装褪去，叶崇玉这才知道，原来老者连相貌都在骗他。老者根本不是远古大能，想要寻找徒儿，他甚至不是个老者，他是魔神的一块碎片。古遗址被挪动到仙族域内，四周都是仙族，魔神久久找不到人寄居。 好容易等来了魔族，他怎么舍得错过这次机会啊！在场众多魔族中，独属叶崇玉修为最高，魔神当然寄生在他身上。一切都是谎言，魔神费这么大功夫，显然不是为了培养弟子、受人功法。魔神到底想做什么？夺舍，还是炼魂？叶崇玉不敢细想，不知不觉间，他竟然捡了条命回来。 此刻林清霄正在和魔神激战，叶崇玉成人不备拉着素隐月飞快离开。正在对战的两个人感觉到了，但是此刻谁都没有心思关注两个小喽啰。魔神又躲开林清霄一道攻击，怒目说：“林清霄你莫非不知你如今的状况吗？你心魔丛生，漏洞百出，你不自救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来找本尊，你不想活了吗？” 魔神会诱发人心中的恶，林青霄生出心魔，这种时候最忌讳受到刺激，要不然稍有不慎就是前功尽弃，身死道消。而林青霄明知道自己有心魔，还敢孤身来找万恶之源魔神，魔神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林青霄一击未成，毫不停顿，身形一转又追上来。我或生或死都无妨，但是你。 必须彻底消失。魔神也是服了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不要命的。林青霄拼着自己死也要杀了魔神，魔神第一次遇到这种人，他也气得想骂人。魔神经过消亡本来就衰弱，何况现在出现在这里的只是一块碎片，并非完整魔神。当年中古大战时，连全盛期的魔神都死于林青霄之手。 如今一块碎片，怎么比得过林青霄孤注一掷呢？魔神最终还是被林青霄一剑穿心，半透明的身形逐渐消散。这是林青霄第三次杀魔神了，第一次在中古战场，第二次在壁画，第三次就是现在。三次死于同一人之手，魔神即便是神灵，也对这个人生出浓浓的忌惮。他身形逐渐消散。 魔神狭长邪似的眸子盯着林青霄，忽地大笑：“ <laughs> 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怪不得林青霄要杀他，怪不得连天帝都没发现，林青霄却知道他现世了。原来林青霄的心魔，本就是由此而生。”魔神猖狂大笑，连自己的死亡也顾不上了。 他看着林青霄，快意地说：“你这次杀了我又如何？林青霄，除非你自己杀了自己，否则你活着一日，本座便生生不息，永不凋亡。”林青霄手中用力，九霄剑光芒大盛，彻底绞杀魔神。魔神令人厌恶的脸已经消失了，唯独他猖狂的笑，仿佛还回荡在四周。 林青霄手里握着剑，站在原地，良久未动。月亮已经隐没，云层压抑，隐隐有雷声酝酿。不知是不是刚刚斩杀了魔神的缘故，纤长的九霄剑上有黑色气息缭绕。林青霄倏地转剑，将剑身上的黑气斩断。那又如何？你复活一次，我杀你一次，杀你千千万万。 直到你永生不复。上空雷声大作，骤雨倾盆而下。洛寒在自己屋里坐了许久，始终放不下心，打算去找林青霄谈谈。如果可以，他想和林青霄谈谈他心魔的事儿。心魔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，而且越是强大的人，越无法越过自己心里这个坎儿。 林清霄既然已经生出心魔，那他们当务之急是搞明白心魔从何而生，之后再一起想办法消除。宴会刚刚散场，宫殿里到处都是来往的侍女。洛寒没有惊动侍女，自己提着一盏灯，低调的去林清霄的屋子找他。但是洛寒走近时，却发现林清霄的屋子里静悄悄的。 按道理，以往只要洛寒出现在附近，林青霄感应到，很快就会出来接他。但是这次，洛寒提着灯站在店门外等了许久，里面都毫无反应。洛寒心里咯噔一声，他不在。自从经历中古大战后，无论遇到什么，他们两人都会共同面对。这是第一次，林青霄背着他自己行动，或许未必是第一次。 只不过这次被他撞到了。洛寒轻轻叩门，问：“林清宵，是我，你在里面吗？”自然毫无动静。他等了一会儿，推门而入。寝殿内干干净净，几乎没有人住的痕迹。洛寒转了一圈，正要出去，发现最里间的书房里似乎有东西。他慢慢走过去，见书桌上留着几卷书。 林清霄应当本来在看书，突然遇到什么急事才仓促离开，要不然也不至于连桌上的书都来不及收拾。洛寒拿起最上面的一册，翻了翻，是和上古封印相关的。他为什么在看上古封印相关的书籍？他要做什么？洛寒伫立在书桌前，还没有想明白因果，窗外忽然涌起巨大的风。 桌上的书页立刻被吹得快速翻动，洛寒吓了一跳，挥手将门窗牢牢关住。怎么会突然起风？洛寒放下东西，朝门外走去。店外风声大作，水汽夹杂在风中，看起来很快就要下雨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